第二十二集，林和熙的眼眸亮了起来，前一刻的满脸消沉，此时已经荡然无存。尤崇回过神来，目光扫过他那张在阳光里愈发熠熠生辉的脸，心中开始隐隐后悔起来。他想说的不是那句话，恰恰相反，他还想极力避免私下频繁与对方接触来往，岂料开口的时候，事态发展。 却不受控制的朝反方向走去，尤崇有几分烦躁的转身朝前走，敏锐捕捉到他态度中的明显转变，林和熙追上去问：“哎，你该不会是想要反悔了吧？”尤崇没好气斜睨他一眼：“你能骗我那么多次，我还不能反悔一次？”林和熙神色悻悻：“嘿，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” 尤虫不再与他多费口舌，两人一路再无话，直到进入小区电梯内后，眼看着对方伸手按下十八层的按键，林和熙终于有些按捺不住，试探般的朝他发问：“你真的要反悔啊？”尤虫背对着他，没有任何回应。站在斜后方的林和熙轻抿唇角，换上失落又可怜的语气。 那麻烦你帮我按一下十七楼。尤虫也没有帮他伸手按。林和熙也不再和他说话，默默的走上前去，抬手越过尤虫，去按数字十七。尤虫终于有了反应，垂眸将他的那只手拍掉。乱按什么？他的嗓音低沉而不耐，听在耳中却犹如天籁。我住十八楼，不住十七楼。林和熙缩回手。 心满意足的笑了起来。走出电梯以后，尤崇开门进屋去牵狗，林和熙蹲在门外等他。两分钟以后，那条漂亮的阿拉斯加套着狗绳从房子里欢快的跑出来，听到绳索拖地的声响，林和熙冷不丁的从门后出现，张开没有受伤的右边手臂，将来不及减速的阿拉斯加接了个满怀。 林和西本身虽然长得并不瘦弱，却也有点低估了成年大型犬带来的重量和冲劲儿，继而就被大狗扑的坐倒在门口地上。阿拉斯加从他身前茫然地抬起狗头，显然是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撞到人。就着坐在地上的姿势，林和西抬起胳膊搂住阿拉斯加的脖子揉了揉，而后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眸来。 油虫跟在狗的身后换鞋出门，叫着饭团的名字，将狗从他怀里拉走。林和熙单手支撑的站起来，垂头吹了吹掌心里薄薄的灰尘，靠在电梯旁取笑油虫：“饭团这个名字好傻。”后者抬眸瞥向他，不冷不热的嘲道：“没有你被狗撞在地上的样子傻。”林和熙闻言，面不改色的替自己辩解。 我是伤残人士。尤虫哼笑一声，将狗绳递给他。名字不是我取的，是我朋友取的。电梯门打开以后，他抬手按在门边，示意林和熙先牵狗进去。狗也是他养的。去年宿管查的严，他把狗送来借住。狗在我这里住的太久，已经认不出他来，他就把狗丢给我养了。林和熙若有所思的点头。 三分暗示，七分玩笑的道：“你要是放假回家不方便养，也可以把狗送到我家借住。”尤虫毫不留情的戳破他的幻想。想得到美，林和熙忍不住弯起唇角来。说是让他遛狗，尤虫果真就放手不管，坐在大树下的长椅上玩手机。 中途，杨卷打电话过来，说是正在宿舍里报名公共六级的考试，询问他要不要报。尤崇道：“报。”他低声给对方口述自己的个人信息，目光缓缓掠过地面层层交叠的树影。杨卷那边的信号似乎不太好，第一遍时没有听清楚，又让他报第二遍。尤崇欲要开口报第二遍，余光却骤然扫见。 脚边的树影似乎加深了几分，他下意识的顿住，还未来得及去细看时，下巴右侧就先传来轻微的痒意。像是有人悄无声息的从身后凑近时，柔软的发丝从他下巴边轻轻刮过。游虫首先想到的就是劣迹累累的林和熙。他压着剑声的怒意转头，那些不太好的话已经滚到嘴边，看到的。 却是放风回来的阿拉斯加，近在咫尺的狗头。阿拉斯加依靠两条后肢直起站立在椅子后方，两条前肢高高抬起搭在椅背上，歪着头目不转睛的看他。一腔怒意顿时烟消云散。他重新靠回椅背上，对电话里的杨卷报出自己的身份证号。杨卷在电话那头将这串数字记下，又认真的向他核对一遍。 油虫正要仔细去听，下巴边却再度传来温热湿润的低浅呼吸。他略微侧了侧脸，一边凝神去听电话里杨卷的声音，一边伸手去摸阿拉斯加的狗头。入手却不是熟悉的毛茸茸触感，而是温热柔软的脸颊。指尖动作猛地制住，油虫放下手，错愕回头。 阿拉斯加已经被林和西从椅子后方挤开，委屈巴巴地蹲在旁边四处张望，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林和西则是取代大狗原有的位置，弯腰趴在椅背边，距离他极近的地方。柔软的触感仿佛还残留在掌心，久久不散；对方留下的体温也像是无孔不入，由从心底生出浓浓的不适和异样来。 他面部紧绷，欲要发作，却很快意识到林和熙并没有在看他，仿佛从始至终，对方的视线只专注的盯在他的手机上。恰好此时，杨卷的声音混杂着轻微电流传出：“身份证号是对的吗？”“对的。”尤虫言简意赅。杨卷道：“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挂了。”电话这头，尤虫还未说话。 趴在旁边的林和西就先贴进来，在尤虫耳边喊道：“哎，等等！”陡然听见另一人的声音，杨娟有些茫然的愣住。林和西从椅子后方探出大半身体，伸长手臂去拿尤虫的手机，整个过程里微微张开的嘴唇好几次要撞上他的下巴。尤虫只觉得莫名和被冒犯。 将手机从离他近的右手换到离他较远的左手里，嘴唇轻动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又被他接下来的行为硬生生逼回了肚子里。林和熙已经单手撑住椅背，迈高一条腿，干净利落的从椅子背后翻了过来，跪坐在长椅里，朝尤冲伸出右手来。尤冲仍在气头上，话语里能听出明显的怒意：“ <laughs> 你干什么？” 一句话没能完整说出口，他就后知后觉的意识到，林和熙右手伸向的方向并不是他拿在手里的手机，而是他自己。右手动作灵活的环过他的脖梗，手肘下沉压在他肩头，抑制住油虫行动的同时，林和熙用受伤的左手将手机从油虫手中抢了过来。 反应极大的拨开林和熙搂在他脖子上的手，尤虫紧紧拽住他的衣领，将人拖进，怒气冲冲的警告道：“ <coughs> 林和熙，管好你的手和脚，如果你不需要，我可以帮你把他们卸下来。”林和熙霎时安静下来，目光相当坦然的看他， <laughs> 我以为。 男生之间互相搂脖子是很常见的行为。周轩就这样对林童和杨卷做过，而且我也只是想借你的手机和杨卷说话。不过，他失望的轻耸肩头，他好像已经挂掉了。另外，最后他故意放轻声音，慢吞吞的眨过眼睛。难道你不觉得？ 我们现在的距离已经近到，像是在接吻了吗？尤虫神色巨变，如同摸到烫手山芋般，猝然将他从自己面前推开。